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呢正好是碰见咱们自己的人了，这这这熟人在一块儿啊。这个从我这个复出以来啊，一直不是 <laughs> 从复出以来， <laughs> 呃，从我复出以来，这个因为连续碰到这个这个事情啊，什么郭美美事件或者是什么，一直也没得个空啊，给大家这个怎么说呢？感谢一些呃应该感谢的人，对吧？ 把我的这个罪感言，不是罪，说 <laughs> 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，对得奖 <laughs> 得病感言，对吧？呃，因为呢，你看，在我这个病假期间啊，呃，很多的这个领导、同事、朋友哈，都都是给我发信息啊，或者呃打电话呀，或者恐吓我呀，这就是， <laughs> 就是我呢，有的信息就没有回，有的电话也就没有接，因为那个你要弄下去，那就不叫休病假。 那还是上班对吧？所以就就要请他们这个原谅，非常感谢他们。因为你知道啊，这个人呐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你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啊，打开一个新世界。哎，你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啊，你才觉得电视机的声音太吵。嗯嗯，对，是空气不好，那家伙就没法存在。你你知道吗？你现你身体好点时候，你觉得你能在这喘气儿；你身体特虚弱的时候，你觉得香港那个凤凰总部啊。 那这简直就是不行，你得到外面空旷地方去。哎，不是，我首要的要感谢的啊，是咱们的这个这个道兄梁文道兄。你看关键时刻，我要说《锵锵三人行》，幸亏有他，在我倒下的时候，人家梁文道挺身而出，顶了我这么多期节目，充分体现了这个我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<laughs> 精神，对吧？真是要这个感谢。 文道，说实在，我真希望就一直这样下去算了。 <laughs> 他一坐到你这个位置上就变了。我那天节目来说呢，就说屁股决定脑袋，没错。他他第一呢，他张柏芝的情史就背得出来了。哎。第二哈，休息时间就老提醒我们这个不能说。 <laughs> 平常那些事情都是他干，这活都是他干的嘛，这个要注意分寸。这文道来提醒我，你想这世界是怎么回事？ 我也要发表一下我的感言。那个他生病的那段时间呢，我刚好不在内地，我在欧洲，然后每天就风花雪月过日子的时候呢，就我在微博上面不断的有网友说：“光妹，你别玩了，你快回去去看看文涛到底怎么了。”我心想，这。 我这他在我心目中自己像一个巨人一样，他能怎么着？后来就有网友说他生病了。我现在想，哈哈，他不知道想了什么招，自己可能肯定跑到哪里玩。我从我满脑子就从来没有想到，说我心目中的小巨人真的生病了。过去记录不太好，是吧？ <laughs> 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病假真是他一休真上瘾，你还是是吧？啊，我就不不文涛也可怜，你仔细想想他哈，他那么十几年来。 就那个休息了一个月，没错。就那个十几年来，中间大概停过有几天的那种短暂的停吧。以前哈，放假什么，就是这一个月哈，是他十几年来，所以他平常说我不考虑节目说什么，嗯，很简单，因为他每天逼着，都在他都在讲我我怎么对付眼前的事情，不像说你有个什么长远，你有一个设想，你有个信念什么。 他没时间再考虑这个东西，就跟一天三餐一样。对这个，然后徐老师还给我报信呢，说说这个啊，你知道吗？ 美国的那个网站说呀，你被封杀了。 <laughs> 你看我我什么觉悟？我当时你知道徐老师，我在电话里跟说，我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谣言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美帝国主义，我我说怎么可能呢？党和人民对我一向是宽大的，对吧？从来给出路。这么， <laughs> 所以我回来第一件事情就跟毕峰打电话问他说，他真的生病了吗？啊，真的生病了。后来我就满心的歉疚，所以上次我一见到他时候，我赶快先给他了个温暖的拥抱。哎，我认识他十几年，第一次真的觉得。 啊，因为网友讲的好像你再不回来，你就见不到文涛那个感觉，真的这么严重？是啊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年纪轻轻得了不治之症啊，这个真是，我就跟你说，你你你今天不好好珍惜我，以后就没机会唾弃我了。 <laughs> 这个这是是，香港医生说的，香港医生说，啊。那那那那叫叫来来丽姐侯才呃什么说说你这次很侥幸啊，是吗？没有死成啊。 <laughs> 他说我没有死成，跟我一样。我那时候的香港医生就跟我讲，他说广东话北 e 给 o 雷了，已经给你机会了，就是说，就意思说你已经逃过这个，你再不那个这，反正他们话说的挺重的。不，就是说啊，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啊，这个我并没有暴露狂，但是这个我呀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说我一得什么病啊。 我就总觉着广大群众都该得什么病， <laughs> 就是说你们都该关心这种病，都可能得这种。哎，对，所以呢，我讲这个，我讲这个对我没有好处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一，保险公司以后就不给我保了，我心脏病，对吗？我公开这个对我没个人没有好处。第二个，我可能会丧失呃，可能有的艳遇的这个机会。为什么？ 比如说，有些这个美好的女女性，她可能想着什么时候跟我欢好一回。一听说你得心脏病，她害怕啊！你要马上疯呢，你把她一个人扔在床上，她没法处理。但是那些想谋财害命的，应该就很快来找你。 <laughs> 对，他们觉得有机会。 <laughs> 哎，但是呢，呃，我跟你说，确实是这个问题啊，很严重，很严重。你看啊，呃，我给大家看看一些资料啊，心脑血管疾病。 已经成为危害我国国民健康第一杀手。目前，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经超过二点七亿人啊！每年新发这个脑卒中和心肌梗死的两百万、五十万，每十个成年人就有两个患这个心血管病。某某某某，就是现在啊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心心血管啊？这个人的人的身体啊，你就说太精密了。 你的这个心脏上有这么一个什么叫冠状血管吧，像个帽子一样下来出来三个，有点像一人参，我看那个玩意两三毫米啊，和这毫米一个圆珠笔的笔芯这样粗细，他们这么细的一个血管就决定了你的命，你啊一堵你就完了，一堵你就完了。 所以，我这次啊，真的是学了很多这个知识。这方面，徐老师也，呃，也也也成专家了。我是真是不行，我这想想很荒唐，我的知识结构大有问题。我我，你想节目也十来年了吧？嗯，什么东西都聊，也假装。我我说实在话，不懂也装懂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谈。可是我对自己的心脏不知道，不知道心脏里，你不知道心脏的结构啊，不知道心脏里面血管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 所以这个突然有一天，人家告诉你，哎，这里边出了问题了。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有时候真的非常荒唐。后来我发现，我这个是从小的一个问题，我从小就有这么一个，我我我我我因为这个这个心脏不好，以后有出版社约我写写自己的事情嘛，我一直不写。 哎，这次我终于写了，我就写了十几万字的关于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事回忆录吗？呃，也不能说回忆录，回忆录是比较伟大的人，我我我我这个写完以后我是这样说的嘛，我上次都说过了嘛，说这回首往事感到羞愧， <laughs> 啊，这个啊啊就这个想起过去的事情就碌碌无为啊什么，然后废铁是这样炼成的等等，就这样。但是我想到自己的一个细节，大概我在十岁出头的时候，那时候南京路啊。 上海的南京路改改路名，那街都是路在在扫四旧。比方说像你这样的美女吧，走到街上吧，就有人拿一酒瓶，拿个啤酒瓶往你的裤脚管塞。要是塞不进去呢，那个就叫小裤脚管。当众拿一剪刀，唰，怎么剪上去？唰，周围群众一片欢呼。 <laughs> 我的十来岁也非常高兴的在那里看啊。然后呢？ 那个路呢，要改成一个叫东方红，呃，一个叫五卅大道，一个叫毛泽东路。五卅大道是因为有道理嘛，有五谷正红”嘛，像南京路这个帝国主义枪杀工人五沙。毛泽东路当然也有道理，当时就有的。我那个这个时候就在这个路中间，想到底是哪个名字好，我想了很久。后来我终于发现，没有人问我。 哈哈哈没有没有网络投票，没没没有人问我，根本没有一个人来问我到底应该改什么名字。这个印象，这个画面就变成了一个象征性我。我后来我觉得一生我常犯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说我去想很多很大的事情，嗯，其实没有人，要我，没有人 care 我想什么，以至于我耽误了自己心脏的毛病。哎呦，这是我就跟你说，不能再用心了。 这个像徐老师这一下就想到了这这个回首前尘往事了，都到这程度了。我也是啊，我这个人家香港这个医院呢，他特别负责任，有事儿啊往重里说，不给你往轻里说。而且这种家伙事儿，我一去轮椅就推过来了，我就坐着轮椅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说轮椅还不够，躺床上，躺床上，然后推着推着走。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电影镜头啊，那个灯啊，哗一下过去，然后门打开合上。 打开，合上。电影里面一样。没错，我觉得我就要去。就是我送你的那次。啊，啊、对呀，对呀。就是那次，就那次啊。那次他是不太好，一一听说准备要讲张柏芝，他就呃不行没错没错。然后我就看着，我就我就我就想到了死的可能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哎，我当我觉得那个时候啊，我觉得哎呀好像是啊四十几岁年轻了点哈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还行。我得到一个难得的体会，我就这么想哈，我说我这辈子啊虽然说是短吧。 但比他们玩的狠啊， <laughs> 是吧？就是说吃的、玩的，对吧？好看的女的吧，咱这不多，也睡过几个，是吗？ <laughs> 比导演不如，对吧？但是比教授还还行。 <laughs> 锵锵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这个病啊，我就跟你讲啊，我学我学会了一个知识，为什么我现在跟医院呢？包括我们家里人的事，就是心脑血管，现在这个问题啊太大了。你比如说，呃，我在香港，香港人给给你看病，香香港医生说的那就是愁云惨雾啊。但是我发现北京医生啊，普遍乐观，因为他见得多。 说你这个没正，我见见的太多了，什么什么的。而且我那天碰一北京医生，这专家，我估计正是在七一附近呢，大概是看红色经典题材影视剧较多啊。跟我一聊，我说这个，哎，香港医生跟我说啊，说这个很严重啊，说这个这个不能抽烟呢，或者是怎么怎么一定要戒烟。然后他说，我跟你说啊，毛主席说了，医生的话不能不听，也不能全听。我说你不就是医生吗？不 <laughs> 是啊，是吧？说那个那个这个。 呃，这个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抽烟的人多呀，可是怎么没没没没这么多冠心病呢？还是饮食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医生有一个侧重，嗯，你像香港这个医生啊，现现在你看我我胖了大概有百分之二十，这是很准确的。香港医生就说。 一说，因为我去年就找他看过，我一找这香港医生，香港医生不跟你聊别的，那抽烟吧，抽烟吧，没有谁呀嘞，没有谁呀嘞，那你听我，就你不听我的，你不听我的。后来我说，我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跟这个工作压力大有关系啊？啊是啊，你工作压力大，所以你抽烟呢？你抽烟你就心脏病啊？我说是不是跟情绪有关系啊？他对呀，你情绪不好你就多抽烟呢，你就得这个病啊。他全什么都归结到烟，全是抽烟，哎，就是反正啊。 这个这个抽烟会刺激这个心血管，微微血管，嗯，微血管收缩。对，你知道吗？所谓这个冠心病啊，这个说人，据说从一出生开始，或者说从五岁开始，你的血管就展开了一个漫长的硬化过程，一直到最终，它被种种的，比如血小板的垃圾，或者说是脂肪堆积，或者说是种种东西彻底塞住。你算到站。 它就是这么一个一个过程。如果你赌了百分之五十，大于等于百分之五十啊，这个就诊断为冠心病。我呢赌的没有这么多，所以这个呃这个。所以你不算，你就硬啊对对对，就是说香港医生说这个文涛就是心病，哎心病这么说，你看冤枉我了，冤枉我了。 <laughs> 那那个香港医生说说你这个基本是就可诊断为冠心病。 因为你有呀，呃，叫做心脏事件，你知道很多我这个岁数的男的会有一次，就啊，就是呃，有点要虚脱或胸闷，这都有可能，有可能啊，如果你是心脏有问题，有可能叫做一次心脏事件。那这个呢，哎，我得这么说吧，算一只脚踩进这个门槛了。那心绞痛呢？哎，就是典型症状。心绞痛不一定是痛，你可能是这个心脏呢，因为没有痛觉神经。 所以心脏的痛呢，它会反射在胸口的一大片，所以它是隐隐的、慢慢的这种痛。上海的人呢，他们形容一个人心里不舒畅，就我们现在讲郁闷哈。上海以前啊，这个我现在不知道流行不行，以前工人常说一句话叫胸闷。 胸闷啊，这个胸闷不是讲真的胸闷哈，就是讲你这个事情不顺利啊， <laughs> 就是说就说胸闷啊。结果现在发现这个胸闷也可以是一个实际的情况，对，就是说一旦你看到你你自己觉得自己这个整个胸闷的话，哎，这个有可能多种原因，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可能你的心脏有问题。哎，这这是一个这个有一个电影吧，我印象特别深，我在去年生病前刚看叫《哈奇》。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，就是讲一个 Richard Gere 演的，Richard Gere 他老朋友，老朋友，他们一起演过电影，啊一起演过电影，对是对，改编日本的，改编日本的电影，讲一只狗，这个狗嘛，这个怎么忠于他？但其中一个细节，Richard Gere 演的教授嘛，就去上课嘛，那个狗就送他到车站嘛，然后他在课堂上他很潇洒嘛，呃，跟我一样的走来走去讲话，然后就突然就砰一下倒下了。 就是他是心肌梗塞，心肌梗塞就得倒下。我在课堂上啊，我动完手术以后，我就跟同学们说了。我看那个同学坐前面，我坐前排的同学你们有个责任啊，我这个钱包里有这个硝酸甘油啊啊。哈奇看过没有？要是我像瑞查给我这样，你们得帮帮我救我一下吧。听完以后你知道什么样？前排同学纷纷往后面去。 <laughs> <laughs> 这帮学生真是白教了，是世态炎凉啊，世态炎凉啊， <laughs> 全往后移啊。 <laughs> 但是你看，这都我都觉得啊，这个事儿啊，这是应该提起注意。你看，我现在一些，我现在每天就是这个吃糠咽菜啊，你知道吗？照着孙悟空的食谱来吃啊，就是就是，哎，然后哎，我觉得这也好，健康人生。呃，而且呢，你看这个医院里的医生就给你讲啊，他说现在到我们医院的中风的、脑栓塞的年轻人。 越来越多，嗯，他说现这是现代社会，真像那个北京大夫说的，当年大跃进的时候有饿死人的，但是心这个个心脑血管疾病可没有这么多，现在为什么这么样的多？跟工作压力啊，跟什么当然情绪，什么是有关系哈。饮食结构，饮食结构改变太大了，对，饮食结构改变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这就说到中国足球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青少年为什么不踢足球？场地也不够。 或者条件也不够，而且现在你现在医生都给我讲这个病啊，你像过去农民为什么吃糠咽菜，但却很少得心血管的这个病呢？他劳动啊，他运动。今天的都市人说，一般大陆你看很多城市，哎，有钱人可以打高尔夫，普通老百姓，你想想看，他上哪儿去活动？他到马路上散步都废土扬尘的，你知道吗？美国呢，这一类的冠心病的死亡率是第一位。 中国是肺那个癌症是第一位，所以美国这方面的这个比例高得多，就是跟他们的饮食有关。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？三句话嘛，祸是说出来的，病是吃出来的，还有一个烦恼是比出来的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三句话真是吃出来的。你医生跟你讲的都是一些最普通东西，就是说你不要吃油炸。他说的不应该吃的东西，我一看全是我平常的爱好。 我虽然不抽烟，但是我在吃这个方面，我一直太不注意，太不注意。了。广美就是听广美现在啊是两个心脏病人的心理医生，对 <laughs> 那个马家辉啊也赌百分之五十到七十，哎呦，所以那天说不就是心脏三人行？刚才，但是薛老师讲说，哎，现在已经有广美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我我觉得。 嗯，你你放心，这类的病男性比例远高于男性。那我我也要这样讲，就是我觉得我终其一生啊，就是从我开始懂事以来呢，我我觉得我一直很小心我的饮食结构。其实我觉得你们做这期节目真的很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心血管疾病它的那个年龄层越来越低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很不注意。我之前看了一篇报道，他就写说，现在国人摄取盐。 实在是超标的、超标的、超标，可能已经列全世界第一的。对，像美国现在就开始要在呃，就是说加强那个所有的那种食品里面的那个盐的那个分量要低，因为他说每个人摄取的盐分高之后，因为这都是慢性疾病，他说你会增加政府很大的医疗开支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民运动，大家要意识到说你是不是每天你的盐的摄取量太高，你的油脂的摄取量太高，因为心脏病都是因为三高，枪枪三人行。 广告之后见。但是有一样哈，这个所有西医啊，讲话偏实，他们虽然也说什么情绪啊、压力啊，但他侧重于就是饮食结构或者是什么吸烟什么的。中医呢？呃，中医我还没看 <laughs> 中医，但是我就说啊，所有不是医生的得心脏病的人。 都跟我说，他们发病是在他们一生中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，或者说精神压力最大的时候。这个东西，你看，呃，所以说我就觉得，这个这个减压呀，这这就是说，你什么对人是个很大的好处啊，就是说不要让他再侵害你的心脏、你的心房，你知道吗？不管什么事儿，你比如说，我现在觉得你国家对吧，烦我，我允许你烦到这儿。 公司，你烦我，我允许你烦到这儿；朋友，我允许你到这儿；女人到这儿行了吗？到这儿就不行了。谁也不能允许你们再侵害我的心，把你们放在我的心里不可能。必须得这样勉励自己。你比如昨天，这不最近这个陈丹青老师做我们几个节目又给人骂嘛？哎呀，我就回家路上我又在想，我说这个这连累人家，我这说怎么给人家哎，解决解决？突然我这个心脏晃悠了一下。 我马上就骂起自己来了，我说傻叉傻叉，还想呢，心脏病了，这破事儿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想了。 嗯，上次我见到他回来，我见到他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觉得文涛是一个太纠结的人。嗯，他不，我说你可不可以奔放一点过日子？嗯，他老什么事情就是在那儿琢磨琢磨琢磨，关他的事他也琢磨，不关他的事儿他也琢磨。我前半生啊一直奔放来着，现在是承受前半生的后果。 <laughs> 有有有数据统计，就是说当股票突然升跟突然跌的那些日子，冠心病发作的比例。 就统计数字哈，就比平常高很多，就心肌梗塞，不管是突然升还是突然低，而且你就说明这个突然的消息，不管是喜是是。而且你知道这个概念，我估计很多人你没想象到，你会死于什么？哎，这个血管里啊有一些斑块、脂肪堆积，突然掉下来，他谁知道有一天蹭蹭蹭运行到你的大脑就是中风啊，塞脑栓塞啊，脑栓塞哗一下。 一个脑的面积就坏死了，坏死了，你可能失去记忆，你可能不会说话了，然后你偏你偏瘫了，然后哎呀，讲的太可怕了。所以所以我是觉得我是倒过来看了，我是觉得在致命的病里边，心脏病是一种比较爽快、比较好的，因为因为你相对于比方说中风，嗯，那中风很可能是就瘫在床上很多年，嗯，连累家人，自己也痛苦，还有生癌。 癌就是会死的很难看，对不对？他在最后这段时间，更不要讲艾滋病，对不对？还弄来形状难看，还被人背上道德的什么什么。心脏病快啊，哈奇那个 richard 给我嘣一下，这个快啊，没有痛苦啊。你看人多乐观呢，是吗？这态度上就这决定一切了。生死在这个时代，总是这样，只是一个感慨。嗯，好像人生真是短。 哎，所以你看，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？这个病啊，真是打开一个新世界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防患于未然，哎，最重要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，生从此开始，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